锵锵三人行，哎，一开头先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一个图片啊， <clears throat> 看这个， <laughs> 这叫上辈子闹革命，这辈子美利坚， <laughs> 看长得像，是吧？哎，这原来是我们广东新会也有黑人兄弟，是吧？哎，这是叫什么？你们 NBA 的那个，这马马布里是不是叫啊？ 啊，哪是马布里啊？叫什么呀？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不是马布里吧？那这是谁呀？我不认识。 <laughs> 管他是谁呢？反正呢，就是 <laughs> 长得像，就是来中来 CBA 打球的一个美国球星是吧？前就是像梁启超的前世今生啊。 <laughs> 哎，这个呃，最近呢，我跟你说，有一些个这个这个这个标准出来了。那天我们讲了一个，就是说是什么呢？恋爱起步价。嗯，就谈恋爱，你至少月收入要达到多少？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个啊多少？呃，全国标准每月工资得五千块钱，你们上海女的是最高的，要求平均得七八九千块钱才能谈恋爱，才能一个月工资才能开始起步。 <laughs> 这是高于这个上海市民月均收入水平，这就是。所以说呢，另一份标准一出来。 很多人就大呼就爱不起了，这标准完。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更惨的标准，这个标准叫什么呢？屌丝标准。嗯。当然，最近有个政协委员，这政协委员就爱说事儿哈，说这个有些语言呢，现在网络用语啊，说现在这个传统媒体采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 <laughs> 注意一下？他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屌丝，说现在。 他认为 <laughs> 他认为这个语言受到了污染啊，但是实际上呢，子东老师好像讲过这个“屌丝”的概念啊，对对，他能指所指变化了嘛？他原来最早的意思是是是很粗的很粗的，是讲讲跟生殖器有关的，但是现在的意义就转化了嘛，转化了就变成弱势群体啊、农民工啊这样意义变了，没有人会觉得就等于是我们说吊儿郎当啊，吊儿吊儿郎当这个也是很粗的话本来是吗？ 吊啊，就是这个吊啊！啊，也是吊儿郎当，吊儿郎当的意思是这个吊儿郎当那么晃啊晃啊，这叫吊儿郎当啊， <laughs> 对么精疲力尽，对吧？精神饱满，那很多我们的革命干劲等等等等，你要追究上去，都都是可以追到俗的地方去，可以干劲，真可以出一本《春典》啊，《房中术大字典》， <laughs> 但是要不说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嘛。 什么词儿，咱们都要考其源，定其嗯，所以有人就定出来了，不是说现在那个小白领们争着说我是屌丝，我是屌丝，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叫屌丝的，你知道吗？就你可以看看现在春节过后啊，网上出现的，你先看女屌丝的标准：没买过比基尼，没有亮色指甲油，从来不穿五 CM 以上高跟鞋，不会穿成套的内衣。 就内衣啊没有成套的，一个月有五个月以上在减肥，不敢在众人面前咧嘴声高声大笑，喜欢走在男人后边，这个就是有有有自卑感呐，是吧？不不爱或者过于爱照镜子，超过半年没有换过新发型，完了之后网上就有女的高呼：“哎呀，我就是这样， <laughs> 你知道吧？”这是男屌丝，绝大多数身上现金不超过一千块钱。 穿冒牌皮鞋或者价格八百以下的皮鞋，结婚以前女朋友不超过三个，抽烟是二十块钱以下的香烟，我认识的那这抽的更便宜。嗯，通常只喝啤酒和白酒，而且这白酒是那种两两块钱的，不能是。年终福利不超过一万元，没有车或者开十万元以下的车，三五年也难得出去长途旅游一次。 他的长途估计也出不了省啊，然后交际圈当中没有什么有才识的人，整天拿着水货或者两千块以下的手机发微博装逼， <laughs> 这这这，男屌丝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呢？他凭什么能够定这样的标准呢？他这是倒是呃，主要从经济的角度。 就是从他的经济能力的角度，嗯，其实呢，更主要的标志应该还是这种弱势群体又又成天吊在网上，嗯，跟网络有关系，受日本的这个动漫文化啦之类的，对不对？我我自己觉得就是就是，郁达夫活到了今天就是一个屌丝，就又穷没事干，就上上网对者对？以前的说法叫多余的人，但屌丝的意思又有点演变，他还多了一种就是说，这个人很土啊，很庶民，很草根。 尤其在文化上的时候，也可以说叫屌丝文化。哎，那这种时候讲屌丝文化就有点像什么？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也讲过，就台湾讲的台客，有点那种感觉，穿着拖鞋，咬着个槟榔，满街晃啊，什么就就好像看起来很土啊，很很很庶民，很草根那个感觉。但现在有点变了。 现在那个韩寒嘛说他是来自上海郊区的土根的的屌丝，说韩寒都叫自己是屌丝，那这个屌丝的标准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嗯，所以这个语义在变，他其实是一个呃设置自我保护障碍，就是降低期待，就是你你一个男的如果是真心对自己说或者哪怕口头上说我是屌丝的话，他对自己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一个期待，就比如有很多事情高考考不到，我不进北大清华那是理所当然的。 嗯，我穷是理所当然的，我我买不起东西给你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位是一个一个后退的定位。这也很谦卑嘛，就是逢人都会说自己是屌丝吧。嗯。我没听过有人说，你知道我什么？我是高帅。 <laughs> 梁朝伟都不会这么讲。屌丝一般找的女朋友都是也有个名叫什么土肥圆，对对 <laughs> 对，你看屌丝萝莉是什么？ 还有一个类似的话叫萝莉啊，好像是网上说的，就是也是日本动漫里出来的女的年纪比较轻啊，是不是？是是不是对应的这个小小小萝莉就小小小女孩吧，大概是啊，我也不是很清楚。l o r t a 那个萝瑞是吧？对，少女的意思。对对对，正太呢？ <laughs> 把你们都考倒了，我知道正太，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像是个是个漫画还日剧来。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发起一个全国网友教我们认字的运动， <laughs> 运运运动啊！我咱们得一个一个的学。我查考了一下，这个“屌丝”啊是有个源头的，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份的时候，在百度的魔兽世界吧里有一个李毅吧。 印度人李毅呢？是那个时候是深圳就就有个足球队，是不是叫红钻呢？叫什么钻呢？的反正是踢球的助理教练。嗯啊，原籍人称李毅大帝，人称李毅大帝。 <laughs>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巴黎啊，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人自称这个屌丝，其实啊是他的粉丝，他的粉丝他因为他叫李毅嘛，所以就叫意思嘛，本来就叫意思这个意思呢，跟别的球迷大概骂。 骂呢，别的球迷就骂他们是屌丝，没想到这个意思们呢很有自嘲的这个胸怀，嗯，坦然接受下来， <laughs> 就说我们就是屌丝，嗯，然后呢就屌丝屌丝屌丝屌， <laughs> 然 <laughs> 然后这个李毅呢一发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他就看见底下一串的这个人啊，他说很有趣，他说我看见底下一大片都自称屌丝，但是他们说的事儿跟我写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laughs> 你知道吗？这个叫法一开始很怪，是叫什么丝嘛？不是一般你做谁的粉丝的简称很少说窦文涛的粉丝很少会叫窦丝嘛？ <laughs> 都会叫窦粉，对不对？最喜欢就是什么粉什么粉。所以就有些人有些人是直接就是黑这个李毅的，因为这个跟帖肯定黑这个李毅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嘲笑这个李。 因为他叫毅嘛，叫伊布拉希莫维奇，伊布拉希莫维奇，这个嘲笑他。本来是啊，但是这个李毅到后来看到半夜，说我自个儿都看乐了。就这些民间的这种语言智慧啊，分层出不穷。于是这个屌丝啊，就传播开来，传播开来呢，哎，这也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后来还添加了一种什么东西、什么味道在里边呢？ 有点自轻自贱，你知道？ <laughs> 但是，但是，但是这个自轻自贱后头啊，他还有呃，反反而有一种尊严。哎那就是你比如说，这又让人们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嗯，甚至你更早的追溯啊，都能想起几分王朔当年这个所谓痞子文学小说的味道。嗯，比如说，就有人说这个领导虐领导虐虐虐虐待我呀，领导虐我千百遍呢。 我待领导如初恋， <laughs> 犯贱。 <laughs> 但是， <laughs> 但实际上他是用这种算玩世不恭啊，还是什么？他有他的一个，反而有了个范儿。哎，屌丝，这是我的一个查考。嗯，这个其实就是那种，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嘛，就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比较草根。嗯啊，傻傻的或者怎么样的，无所谓，不懂事儿。 比如说，每一个国家都大概都有一种就要把自己看低的一群的这么文化。你看，比如说美国人，嗯，那时候他们学小布什的时候，不是大家说小布什说话老说错吗？文法不对，拼字拼错，蠢的要命。但是就有这么一批人会认同他，他们觉得这样子好，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我想今天中国大概也出了这么一批人，觉得这才。他有些呢是相通性的，相通性的，那就是整个欧洲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啊。 所谓呃起来的文学啊，各种各样都是一个弱者去挑战一个，他都是看中了，就是说一个出身低的男人，看中了一个漂亮的女的，跟那女的属于另外一个阶级，然后他想尽办法。 最典型就是爬阳台， <laughs> 对不对？要抢到这个女的，这按今天的说法就屌丝逆袭，嗯，这就屌丝逆袭。那么这种是他们是歌颂的，因为他按照我们以前的说法，就是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强调这种抢夺精神。嗯，那在中国呢，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处于凌雨者弱者形象。嗯，我记得沈从文评论郁达夫这个评论是最好的，他说就是一群青年人，就是看到了里边的人物。 呃，袋中无钱，心中心中多恨。然后看到女的又想要，然后又得不到。嗯，那个沈从文自己在北京，这现在他们查出来他北漂嘛，他北漂不就有点不去看他嘛？穷了一塌糊涂，他当兵不当了，跑到北京想要写作，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但是弱势群体，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不，我你你听我说，现在这个我刚才讲这个是连通性，这个连通性就是它是一个弱势群体，它拿出来。 真的很苦的人是没空来发这些议论，对， <laughs> 能来发的都是稍稍有点空，都是饭都有的吃的才来发这些牢骚。因为不管是当初的淋雨者、多余的人、弱者群体，呃，郁达夫那种到现在的屌丝，都是饭已经吃饱了的，对女人想要要得不到的。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现象呢，是特别是跟网络文化有关，嗯，特别是受日本的动漫文化的影响。而且他还有一种什么呢？你比如他们说。 碰见有那个炫耀的，嗯，其实他有的时候啊是一种应对的态度，嗯嗯，比如碰见那个有那个高富帅或者郭美美这种炫耀的，说这很多屌丝的态度就给跪了， <laughs> 就是他反而是这么一个，他是一种有，对我们崇拜郭美美，我们崇，不跪，他是一种有自觉的阿 Q 精神，对，就是他阿 Q，但是他自己在嘲讽自己，嗯，他他显示出来那么一种态度，我记得你说过。 是不是你你转述的张爱玲说过说上海人，嗯，说上海人什么不大瞧得起别人，也不大瞧不起别人，也不大瞧得起自己。呃呃，但他对人都有一份亲切感，倒不是张爱玲所讲的上海人跟现在讲的那个不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上海人骨子里他是不认不是不他是看不起对对对上海人骨子里他觉得人家是瘪三，是是是，他其实是瘪三，他他自己心里。 还觉得自己是应该做小开的命，哎，晚上把条裤子在枕头下面折起来，对，折出一条缝。对对对。上海人不是那个屌，屌丝的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这个是他们的。 <laughs> 上海人不是这个屌。对。 <laughs> 而且呢，谢 <laughs> 谢广告，浙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屌丝又多了一个另一个群体，除了农民工之外，就学生。嗯嗯。就现在，尤其特别多学生呢。 啊，因为今天中国社会跟二十年前不一样，这个社会往上流动的机会少了很多年轻人，大概觉得你看眼下楼这么贵，车也买不起，我将来毕业时候找工作也困难，因为他估计未来几年都是这么在下沉、浮浮沉沉。 所以现在屌丝里面，我觉得最活跃的反而是这种学生，就是刚毕业。再再补充一下，就是扩招以后的学生。对，就扩招。大扩招以后，有有把很多小城市啊、农村的很多人都通过这个学校途径进入到大城市，但那生存，他们住的那个校园跟富士康一样。 所以他们这个心里很不满意。然后呢，还有一批是什么呢？还有一批甚至自己根本家里面说不定还算小康之家，嗯，但是他喜欢装屌丝，对对，这像什么？就有点像英国，英国的矿工是有矿工文化的，他的矿工呢就说话带某种口音，衣着是什么？比如说穿那个皮鞋要穿 Doctor m a r t i n 那种鞋，就很硬的，装铁片那个鞋。他有一些很英国年轻人，明明自己做的很好。 自己是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社会出身，他偏要学那个口音，要学那种衣着来认同那种。但是现在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现象啊，Google 啊搜屌丝这个四千多万。对，搜我跟你说啊，一般屌丝喜欢自个儿说自个儿是那个矮矬丑嘛，矮矮穷丑啊。有个屌丝自己总结的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来划分，屌丝应该是包括了赤贫人群的一部分。 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困厄的三本狗、专科狗， <laughs> 这是三， <laughs> 这段新词儿。三本狗、三本狗、专科狗，总的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这个当然，这只是屌丝们营造的自我形象。 在现实中，屌丝是你，屌丝是我，屌丝是每一个愿意把自己视为屌丝的人。对，就是这样。最容易找到屌丝集中群的一个地方就是百度贴吧。嗯，你同样一个话题，比后说你打梁文道三个字，你在新浪微博搜，你到百度贴吧搜，就会搜出不一样的效果。哦，百度贴吧就多一些骂，多一些出口，但也多一些真诚，没有很文雅的字。 但是有时候会把你骂的，就是他根本不相干。你就好像打个比方吧，你在新浪微博上，你就好像在大学的课堂上上课。但是呢，你一到贴吧呢，你就站在街上了，你 <laughs> 你就对着很多小贩在说话了。就人没有对你的那种假尊敬。你在课堂上，学生就算心里不新浪微博都已经叫课堂了。哎，有一点，有一点，真的。新浪微博有一点，但是百度贴吧你们有空可以去玩玩。 那就是个屌丝的天堂， <laughs> 屌丝的天堂。你我都很少。反正呢，他们说这个屌丝的反义词就是高富帅。嗯嗯。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没人自称高富帅，李双江儿子也不说自己高富帅， <laughs> 虽然很高，对不对？高富帅其实是就是说，这是带贬义的。哎，其实现在是因为中国的多年一个文化是仇富文化。嗯。咱们从四九年以来建立的一个文化就是生活中人人都想富。 舆论中人人都装穷，就是说这这个一很很深，所以是“屌丝”这个词之所以可以从这么贱的一个词，就是说实际上的所指，可是现在上升到这么流通的一个能指，这个就说明中国的这个仇富文化是一个广大的空间。你讲到这个，我就又想起他们有人说，说是这个李双江儿子这个事儿，嗯，就说有些人聊的那个就高了，嗯，他说呀，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他们就是个靶子，但是就反映了，要不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嘛，就是说这些个某些个所谓的精英阶层。 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等等， <laughs> 这这精英阶层要警惕什么？由圣西自己的孩子由圣西门变成西门庆的可能性。 <laughs> 这这都是西边的门， <laughs> 对对。然后呢，都是西边的门。还引用了一个，哎，就是习习习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一个场合里还讲到，就说是这个这个呃社社会利益阶级利益的这个固化，嗯，就说这个阶层。 这个这个樊篱啊，会形成这个樊篱，嗯，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呃，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好像机会还很很混杂，至少是。嗯。但是现在呢，这个这个利益团体啊，越来越固化。嗯。甚至于呢，有这个世袭的态势。嗯。这也就是说，你那些屌丝或者说很很很多这个中下层，一种绝望啊。 就是你没机会，所以我就为什么特讨厌那些个教人成功的那那那，我觉得就看着都像骗子，你知道吗？就是说，哎，你你你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社会，他有机会吗？他卖羊肉串，他让他让他去去那什么的街街街头摆摊让那大学生创业，有几个能创成李嘉诚的？你这这是那个固化是九七年就房改开始，嗯，其实到现在哈，也就是我们的将将的十五年，嗯，就是这十五年。 中国人除了你做生意以外，你怎么对待房子，就决定了你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阶层。就是你买不买房子，的房子的增长的这个价值的增长，就使得现在的社会阶级这样分化。就是屌丝是靠两个东西建成的，一个是房子，一个是网络。哎，我觉得我们这十五年就是。 最初从屌丝开始 <laughs> 讲点黄段子什么的，噔噔噔噔噔，现在登堂入室 <laughs> 你以为哦， <laughs> 你以为哦，这伴随着中国利益阶层而崛起的节目。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始终坚持屌丝的立场。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呢，混的还行。锵锵三人组，广告之后见。没见过混的行的。哎，说说说说，屌丝。 <laughs> 不，我我想讲，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利益固化了，然后呃，屌丝呢，就大部分就要出来说认自己是屌丝。但这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们说到很少人会说自己是高帅富吧？这些利益兼顾、兼顾的群体也不大愿意说自己高帅富。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文化意识上其实一样也是利益兼顾的。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注意我们。 呃，同样是市场经济啊，别的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香港、英国这些国家或地区，你会发现，他很有钱的人，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子喜欢炫富。嗯。他平常比如说马会啊这种会俱乐部，他不会卖广告的。嗯。但是你要来你就报名参加。嗯。选不选你是我们的事儿。但在中国的俱乐部是拼命卖广告的，所以这是给极少数人的一个东西，所以变得这个社会上好像。 有一些东西是 exclusively 极少数的专攻某些人的这种意识是很深入民心的。呃，所以那个前一阵我听说谁，咱说过这马云在一个场合还讲呢，说这北京这个雾霾啊，大概意思是说他很高兴特供空气嘛，对，说过去这些个干部他们什么都特供，反正现在好了，空气没法特供。 <laughs> 其实空气有特供，你没听过吗？就前阵子不是揭发过吗？去年就说有一些。 政府的办公大楼，他们装了一种非常昂贵的一种空气净化设备，净化设备，对，那真是， <laughs> 那真是把我们当成了毒气室了，对，是吗？是高帅富，我们把整个我们当成了毒气室了。对，你你你在高速公路开车，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嗯，全球仅十三席，对不对？常 <laughs> 常有这么一个一个某一个房子，什么文物精华，对。 特别强调 <laughs> 这个非常奇怪，在这种场广告的场合，人家都是做最大众的东西，嗯，什么洗头水啦、轮胎啦，对对对，球啊，路边的广告牌啊，就是要给最多的人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